第九十四集，距离酒店五分钟车程的十字路口，等待红灯跳绿的短暂时间里，尤虫戴上蓝牙耳机接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那边的人说什么，坐在副驾驶上的周轩没有听见，却能够看见尤虫面上的神情发生了轻微的变化。请了多久的假？前方的红绿灯似乎变得不再重要，尤虫有些心不在焉。航班时间查到了吗？ 电话里的人似乎给出一个不太满意的回答。尤冲皱起眉来，挂掉电话前最后道：“查到以后发给我。”提醒他红灯已经变绿，周轩满脸稀奇的问：“查谁的航班？”尤冲没有回答，周轩也不再追问，当下转移话题道：“什么国外客户这么重要，还需要你亲自去接？”“是很重要，不过也没重要到我亲自去接的程度。” 尤崇解释：“原本安排了人过去，我妈打电话让我去酒店拿东西，我就顺路去接一下。”周轩面露惊讶：“你妈回来怎么还住我家酒店啊？”尤崇道：“今天早上又走了。”周轩顿时无言以对。五分钟以后，两人在周家酒店的大门外下车，尤崇将钥匙丢给门童，和周轩朝酒店里走去。 提早接到周家继承人要来视察的消息，高层管理纷纷等在酒店大堂。两人进门以后，周轩却注意到那些人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紧张。周轩心中纳闷，开口就问：“不是已经提前发过通知了吗？你们紧张什么？”高层管理们开始额头冒汗，无人敢接话。尤崇每天面对公司那些下属，此时早已经看出几分情况。 神色淡淡的开口：“发生意外状况了。”周轩这才注意到，在大堂里迎接自己的人没有到齐。他冷下脸来，目光落在这些人中职位最高的人身上：“出什么意外了？有客人受伤吗？”后者不敢隐瞒，语速飞快的道：“电梯出了故障，维修人员已经过去了，有两位客人被困在电梯里。”没有急着跟他们上楼，周轩转身看向尤崇。 尤虫挂断无人接听的电话，走过来问：“电梯里有没有外国客人？”先前回答的人一愣：“有。”尤虫三言两语描述过对方的外貌特征，高层愣愣点头。周轩反应过来，挑眉看向尤虫：“看来你运气不太好，必须要和我一起上去了。”电梯停在十五层，尤虫和周轩也在十五层的电梯外等。期间。 有酒店人员在门外询问电梯内客人的情况，电梯内也的确传出了外国客人的声音。电梯门迟迟不开，门外有人提议打消防电话求助。周轩要点头同意时，维修人员的工作终于见效，紧闭的电梯门缓缓打开了。轿厢内仍是漆黑一片，电梯外的灯光淡淡泄入，隐约可见站在昏暗光线里的两个人影。 酒店人员拿应急灯照亮轿厢和电梯门中间的空隙，伸手去扶站在电梯里的两位客人。先出来的是外国客人，抬眼看清站在电梯门边的油虫，犹如重获新生般，拽住油虫的手，语速极快地诉说起来。油虫点了点头，安抚般的拍拍对方肩头，示意他朝前走。外国客人这才回过神来，松开他的手，往前走去。 油虫仍是站在门边，欲要收回那只被拽至半空中的手，抬腿跟上去。暗淡光线中，又伸出一只修长漂亮的手，松松握在油虫的手上。油虫骤然怔住，这是把他当做酒店里的工作人员了，并未太过在意对方找错人。他手上轻轻一带，将被困的人从电梯里扶了出来，与他握手的人。 瞬间置身于明亮的灯光下，尤崇耀松开手，陡然从黑暗中进入强光下，林和熙极为不适应的闭起双眼，眼睛尚未睁开，道谢的话先脱口而出：“谢谢。”话音落地，抓住他的那只手非但没有松开，反而本能般的用力收紧，呼吸不自觉的滞了滞。 胸腔中的心脏急速而剧烈的跳动起来，油虫抬眸定定看向面前的人，漆黑的瞳孔里情绪汹涌。他突然后怕不已。林和熙没有想到，真的会在这里遇到油虫。曾经在脑中演练过无数遍的重逢画面都没能用上。最初的慌乱和措手不及过后，林和熙下意识的看向油虫的手腕和袖口。 对方穿的极为正式，深色的高定西装笔挺而服帖，领带系得一丝不苟，裹在西裤里的两条腿笔直而修长有力，额前的碎发捋起，露出愈发引人注目的饱满额头和高挺鼻梁，脸部线条比三年前更显成熟和锐利。腕表和袖扣看上去价值不菲，却也都很陌生。 已经预料到会是这样，林和熙没有露出太过明显的失望表情来，同样也没有察觉到，油虫从他空荡荡的手腕上轻晃而过的视线。再回神时，握住他的那只手已经松开，仿佛前一秒的骤然收紧不过只是他的错觉，仿佛两人不过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。油虫没有理会他道谢的话。 转身朝等在前方的外国客户走去。电梯门边已经不再让人停留，林和西只得也朝前走出几步。尤虫正在用英文询问外国客户的情况，后者惊魂未定的回答完，注意到这边走过来的林和西，又越过尤虫，满腔感慨的朝林和西道：“Well, since we've been comrades through this turmoil together, you might make a new friend.” 林和熙没有第一时间给出回答，处在旁观位置的尤虫下意识的插话。His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。林和熙飞快打断他，如同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般，用流利而标准的英语回答。Of course, my pleasure。尤虫不由得怔了怔，并未注意到尤虫眼底的情绪转变。林和熙拿出手机和那位外国客人交换姓名和邮箱地址。 他不管对方搭讪自己的目的是什么，他只知道，既然面前这位外国客人认识游虫，那么对方就将会是他在国内和游虫产生交集的唯一机会。这样得之不易的机会，错过就再也没有了。在这一刻，林和熙前所未有过的清晰意识到，或许那两年的断绝联系以及游虫订婚的消息，其实…… 并没有让他彻底死心。一年多的逃避时间，不过是他变相埋在心底的自我暗示。只要他不回国，有些不想看到的画面就永远也看不到，有些不想听到的消息也永远都听不到。而他此时回国，既不能改变尤虫即将结婚的事实，也不能再去妄想和尤虫旧情复燃。唯一能做的事情，也只有让自己死心。 林和熙和那名外国客人交流的整个过程里，尤虫始终没有对林和熙说过任何话。可从久久震惊中脱离出来的周轩却看得很清楚，尤虫的视线也始终没有离开过林和熙。他朝身侧的酒店经理使眼色，示意对方安抚两位被困在电梯里的客人。经理接到指令，立即上前向两位客人道歉。 并承诺会免掉他们在入住期间的所有酒店费用，并且可以免费帮他们延长入住酒店的天数。提到具体延长几天时，经理不动声色的看向周轩。周轩想了想，首先抬起左手比出一个数字三，然后也不动声色的扫向尤崇。尤崇神色平平，看着却不像是高兴的模样。周轩看在眼里。 暗叹自己这位发小三年来的心思越来越难猜的同时，又试探般的抬起右手，在数字三后面加了一个零。经理已经瞪大眼睛，忧心是不是自己出现幻觉。尤冲神色未变，眉梢却轻轻一动，顿时心中了然。周轩摆摆手，催促经理继续往下说。后者只得在大喘气以后。 心情沉痛的补充道：“免费延住的时长上限为三十天。”外国客人当即毫不吝惜的夸赞起酒店的贴心服务来。电梯的事情已经得到解决，尤崇带着那名外国客人离开。